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三十六集。洛寒就知道他肯定留有后手，他不禁感叹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曾经的林青霄又简单又纯情。 处处恪守君子之礼，连洛寒换披风，他都会自觉转身，封闭无感。哪像现在啊，活脱脱的一个心机婊。洛寒也故意说：“真的，那我看了。”洛寒做事拉林青霄的衣带，林青霄动都不动，一副谁退缩谁是小狗的模样。最后洛寒怂了，他默默收回手说：“好啦，不和你开玩笑了。” 伤口到底怎么样了？没跟你开玩笑。林青霄微微挑开衣领，露出里面一道还带着红印的伤痕，说：“已无大碍。”林青霄动作坦然，洛寒再躲躲闪闪的，显得他很没见过世面。他也不动声色，凑近看了看。这样一看才知道，他伤的真的很重。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天，每天都有最好的灵药送来。 伤口竟然还没有完全长好，而这不过是他身上随便一道伤口罢了。洛寒心里叹息，他手上凝结了白色的治疗之力，缓慢抚上这道伤。这再一次突破林青霄的人际界限了。以前他们俩人牵手拥抱时总是隔着衣服，直接触碰到身体还是第一次。林青霄想躲，硬是忍住了。 最初的不适感过去，被他触碰的地方传来一阵细细密密的酥麻感，非常引人沉迷。可能是因为治疗术，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手指。洛寒要治疗伤口，衣襟免不了越散越大。洛寒将位置靠外的几道伤口处理好，更多的也不敢再碰。他收回手说：“好了，现在呢，感觉好些了吗？” 林青霄回神，伸手拢住衣襟，说：“好多了，不行。”林青霄在养伤，他的衣着也偏向宽松简易，只有薄薄两层。随着林青霄的动作，洛寒看到他的心口有一处伤痕，洛寒连忙按住林青霄的手，说：“别动，你这里是什么？”林青霄低头。 发现洛寒指的是心口的一道陈年老伤，他不在意，应了一声。这是多年前挖龙丹时留下来的，已经过去了五百年，伤口都淡了。仙人体内清净无垢，受伤后也不会留疤。林清霄这些年来伤势不断，可是身上依然白玉无瑕，修长紧致，唯独这一道，是他无法痊愈的伤疤。 从前听人说还感觉不到，现在看到伤痕，洛寒才真正意识到挖丹的伤到底有多重。都过了这么久，伤痕依旧明显，仅是看着就知当初伤口极深。洛寒忍不住伸手轻轻碰了碰，问：“当时是不是很疼？”“已经过去了。”林清霄说，“只是看着严重，其实并不致命。”“这还不致命？” 洛寒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离心脏这么近，如果这都不算致命伤，那什么算？林清霄不以为意，轻轻一笑。他换了个地方，在心口左边三寸的地方，一块银色龙鳞慢慢亮起光芒。洛寒惊讶：“这是？这是逆鳞。”林清霄说：“龙全身被鳞片覆盖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” 唯独逆鳞，缺失后再也无法长好，是龙族唯一的弱点。原来这就是逆鳞，洛寒忍不住好奇，伸手轻轻碰了一下，鳞片入手凉凉的，坚硬细腻，宛如玉石，触感竟然很不错。洛寒第一次见龙鳞，不禁又摸了摸。他正玩得起劲儿，手腕忽然被林清霄握住。 林青霄手指上的力气非常大，洛寒怔了一下，马上反应过来：“你在担心吗？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这毕竟是他的致命弱点，被人碰到，警惕在所难免。林青霄听到，十分无奈：“不是这个原因。不要说你只是碰逆鳞，便是直刀来取，也无妨。”他竟然以为他在担心逆鳞，怎么可能呢？ 逆鳞既然是弱点，那就难免会很敏感。他不得不阻止他，其实是因为另一件事儿。洛寒听到停顿，不由问：“这是你的护心符，唯一一块致命又无法复原的鳞片，你当真放心我？”“那有什么关系？”林清霄说：“如果是你，想要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提出。” 我会亲手将其摘下来，不用你动手。这实在是个非常危险的想法，洛寒不得不纠正他。你不能这样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要把自己的安危放到第一位，警惕任何可能伤害到你的事情，即便是我也不例外。林青霄眼神没有任何波动，显然完全没往心里去。他深深看着洛寒说：“我对你从不设防。” 你若想伤害我，无需你领。洛寒被触动，他眼睛动了动，想要说什么，然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林青霄见状也不再提，他整理好衣襟说：“有两件事，我想告诉你。”洛寒看了眼外面的天色，说：“妖效该发作了，你先睡觉，等醒来后再告诉我。”这两件事儿。 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完的。林青霄没有反驳，点头应允。洛寒扶着林青霄躺下，亲手为他掖好被角。安心睡吧，有我在。药效渐渐发作，林青霄感到一阵睡意弥漫而来。他闭眼前，看到洛寒站在床边，俯身将烛火吹灭。烛火晃了晃，寂灭无形。宫殿一下子归于寂静。 外面的光照进来，将一切都映衬的冷冷清清。他的侧影照在夜光中，朦朦胧胧，似是梦境。林青霄闭眼，彻底睡了过去。洛寒把殿内的灯火熄灭后，关上床幔，轻手轻脚走出宫殿。他合上殿门，见殿外一棵夜光树正悠悠飘散着花瓣。 花瓣落在地上，明明灭灭，宛如繁星。大罗天位置高，连风也比别处大。洛涵随手揽了把被风吹乱的头发，漫无目的，沿着宫殿群慢慢行走。大罗天是天地的领域，没有预兆不得擅入。明明仙界的夜晚很热闹，可是，在大罗天却寂静的像是无人之地一样。事实上。 这里也确实是无人之地。林青霄不喜欢人多，他自己也没有家眷亲族，除了他、洛寒和一些必要的士官，偌大的大罗天再无其他人。甬道中只能听到洛寒一个人的脚步声。他心里有事儿，干脆走到一个空旷的亭台，靠在围栏上，怔怔地看下方的云雾。林青霄说有两件事要和他说。 洛寒不知道为什么是两件，但大概能猜到其中之一。他要说的多半是心魔吧。他可以坦然面对两人之间的沟壑了。那洛寒呢？什么时候能迈过两人间无形的沟呢？穿越前的事情，原文剧情，菩提树的叮嘱，每一件都让他心情沉重。他要说以独立的视角来看林清霄 不会因为未来的他做出来的事儿而牵连到他。然而，同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完全分开呢？洛寒如今和林青霄在一起，颇有些异晌贪欢的意味儿。他时常有种这是他偷来的错觉。如果没有他，林青霄喜欢的分明是另一个人。他是利用已知的剧情，提前拦截了林青霄而已。 如果他没有掉落到绝灵深渊，没有在他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从天而降，他真的还会喜欢上他吗？洛寒盯着脚下诡谲的云层，眼睛许久不动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慢慢眨了一下，忽然发现下方云层卷成一个漩涡，如一个龙卷风般声势浩大的移动着。洛寒疑惑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从围栏上站起身，正要叫人，突然感应到玄龟给他的令牌闪了一下，是菩提树的联络方式。莫非这些动静是菩提树搞出来的？都不等洛寒想明白，忽然脚下一空，被一股无形的召唤吸引走。这阵引力来得太快太突然，洛寒完全没有防备。 他只是一眨眼，自己就换了个地方。忽然从夜晚换到光线明亮的地方，他本能遮住眼睛。好在如今的他已今非昔比，洛寒的眼睛很快就适应光线。他放下手，看到对面几双眼睛也奇怪地望着他。菩提树、玄龟，还有好几个老祖宗，此刻俱是一脸诧异。菩提树非常吃惊，叶子簌簌抖动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穿越没成功吗？洛寒瞪大眼睛，同样满头雾水。我也想知道，我怎么回来了？洛寒转身，发现自己站在一处荒郊的土地上，菩提树、玄龟等轻易不挪窝的老祖宗汇聚一堂，而结界边缘还散发着淡绿色的光芒。这不是他刚穿越时的地方吗？ 菩提树情急之下没有注意其他，他以为刚刚时空漩涡开启失败，洛寒没能成功穿越。菩提树赶紧汇聚灵力说：“天道穿越失败，应该是林清霄阻拦了时空隧道的原因。我们快再开启时空隧道，立刻送他回去。”菩提树话没说完，动作一顿，说：“来不及了！”结界骤然破裂。 化成一块块绿色的碎片，外界带着硝烟味的空气顿时倒灌进来。洛寒讶然转身，看到结界外站着一个人，容貌清绝，长身玉立，身上穿着全套天地铠甲，此刻正漠然地望着他。洛寒看到他，完全愣住了。他本能喃喃：“林清宵，分明片刻前两人才分别。” 然而此刻，这个林青霄看着他，全然在看一个陌生人。原来是天道归位，本尊有失远迎。他说着客气的话，但是眼神中没有一丁点温度。来人，迎天道回天宫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